这个人类社会，人是讲进步的，人要讲文明呢 人类社会要讲教育， <clears throat> 没有生而知之的，都是学而知之。事件法跟出事件法一个道理。 如果我们这个人类社会不讲我们佛教，要是没有文化，这个是成为成为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呢？愚昧无知，哪一个国家，大致一个国家吧。 要想把这个国家要治理好，都不能够离开文化教育。哎，那个孔老夫子，人家都说他是 <coughs> 文学家，大文学家。 因为我们这个国家是以儒教立国的，啊，讲仁义道德、礼义廉耻、三纲五常、四位八德，啊，讲这个世间法，修身齐家、治国平天下，不然的话，我们这个人类社会这么多的人，怎么生活啊？ 怎么活动啊？这不乱了吗？必须要有个章法。教育，佛教讲不讲教育呢？佛教也讲教育啊。释迦牟尼佛就是一个大教育家。 我们都晓得，台湾也不像什么地方有个佛陀教育基金会，叫佛陀教育。孔老夫子一生，他既然作为一个教育家，他这一辈子做什么事情啊？啊，一辈子教书啊，啊，说弟子三千。 因为我们这个社会是人类社会，作为一个人，要是不受教育，将会成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 <coughs> 没有文化，不受教育，啊！我记得古人讲啊，说是祖宗虽远。 祭祀不可不成，子孙虽与敬属不可不度啊，人家说是知书达理，那么才能够做一个人呐，不然这这个人怎么做法的呢？对于我们消佛的人，既然是消佛了。 那么这个目标立的是很高的，不削别的，声闻缘觉菩萨都不削的，啊！一开始就是消佛的，削 <clears throat> 佛就成佛，这个目标很高啊！削佛是不错的。 如果你一个人都做不好，你的学佛就没有基础。我们常说啊，先要把人做好，在做好人的这个基础上进行消佛。在我们佛教里向也常说的，这个小乘法就是大乘的基础啊。如果说， 你也不持戒，呃，也不做好事情，那那那个人生都得不到，拿什么消佛呢？儒教的教育也有层次，啊，呃，也有幼学，你看这个幼学琼林，幼学琼林，嗯，还有大学，大学之道。 不都是教育吗？嗯，佛陀的教育也有层次的啊，有小乘，有大乘，还有忍天乘。那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三归五戒。 佛一生，你看释迦牟尼佛做什么的？啊，佛一生做什么事情？说法嘛，说法四十九年呐，说法，说法就是教育。 <coughs> 所以佛啊，对我们这个出家之道，那是大教育家。 要接受教育啊！ <coughs> 世界上的教育呢，也讲究方式方法。我们这个佛法的教育也有方式方法。你比如说，这个教育教育，到哪去？到什么地方接受教育呢？就上佛学院接受教育，那就是专门学佛的佛学院嘛，就是学佛的。 <coughs> 佛学院上课啊，嗯，一堂课一堂课一堂课的上。哎，我们这个禅宗是不是行佛陀的教育？因为禅堂。 禅堂，我们讲是最高学府。 <clears throat> 既然讲最高学府，那就是要学啊，而且它这个层次呢是最高的，那直接选夫道场，直接成佛的。 讲佛道场不是要上课吗？这个凡是讲到学，都有课，啊，一门课一门课的来学。我们这个禅宗道场也有课呢，天天给我们上课，智智香给我们上课，给我们上课的机会太多了，啊，你看看。 嗯，我们这个这个两天呢，也在给我们上课呢。而且这个上课呢，不是讲道理，而且要摆事实，摆出事实来给我们上课。我们是不是要接受上这堂课，接受这堂教育？ 我们这个当家师傅去世了，松月监院当家的啊，给我们上了一堂最现实的、最生动的这么一堂课。我们应该在这堂课当中呢受到教育，提高觉悟，增强道心。哎，你说到啥时候上课呀？ 啊，什么是课堂？您说这个不是上课是什么呢？一定要说是非要拿个书本儿上课了，还弄个黑板牌，写写弄弄的，啊！我看这个比书本上课更深刻、更现实。 小法要了生死， <clears throat> 嗯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生死是大，对于一切众生来讲，没有任何事情比这个生死再大的了，什么事情也大不过这个生死。嗯 啊！念生死苦，发菩提心啊！啊，你们看这个生死苦不苦啊？大家都知道的。我见他人死，我心热如火。不是热他人，看看临到我，黄泉路上无老少。 按年龄来说，我们这个松月当家，啊，他们都我这年纪大呀，啊，说是那的才华，哦，我们这个松当家的能文能武，啊，哦，他两只手都能写字，啊，度过佛学院，嗯。 满腹文章，有做事情的能力， <clears throat> 那是我们佛教界一个人才。哎，损失一点钞票问题不大，那个啊啊，就损失一个人。 <clears throat> 怎么弥补啊？世俗世间法最重要的就是个人，这个人啊，人的因素第一。治国平天下不要人嘛啊，南征北战不要人嘛搞建设不要人嘛 你说哪是吧这是我们人类社会，都靠人在活动。佛法亦复如是。 <clears throat> 由于释迦牟尼佛出世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，出现娑婆世界，有了佛就这么一个人，我们这个 这个世界呢，就有了佛法，啊，苦海就有了慈航啊，黑夜就有了明灯啊。你说这个我们这个佛法来从哪来的？啊，不是从人来的嘛？所以人的因素第一，要是没有佛出世。 我们这个世界黑暗的啊，轮回永远不得出去。这个念生死苦，发菩提心。 随便哪一教哪一法，都要讲到这一点，不然的话，你这个道行从什么地方发出来呀？啊，发菩提心不容易啊。 假使热铁论与我顶上旋，终不以此苦退是菩提心。啊，我们这个菩提心能够坚持到这种程度吧？嗯，发道心是不容易的，啊，所以过去的祖师讲，啊，但得生生世世不退，佛该决定可期。 这个不退是非常非常难得的。这个反复修行，每每呢容易退，啊，或是退大向小，啊，甚至我就我原来我想去去去出家去，这出家不好，哎，我要还还要还俗去吧，退道心呐，有种种原因会他会退道心。 我们小的时候，才出家，在搞门寺，就遇到那么一位老禅师傅，啊，戒律清净，会用功，苦恨也，哎，有苦恨，也不捣蛋，嗯，一个背夹子，啊，一个中布团。 他走路就是这个样子，一个一个一个破烂袄。哎，这个众生这个呃思想啊、境界呀之间呐，千差万别。他到广门寺来 <coughs> 住过这几天呢，他心里想就想了，哎呀，他说我这个人苦恼啊，业障重啊，用功半道。 也不得了生死，也不得开悟，虚小信师。他说：“我这个吃饭，啊，说禅堂里常讲的，施主一粒米，大如须弥山。若要不了道，就披毛戴果还。”他把这句话一想，在心里想：“这是不行。” 这个还得了吧？我这个出家不能办道，虚度光阴，将来要披毛戴狗戴果还呐。哦，他不是，我这个回来还俗去了，他就还俗去了。啊，还俗还俗还俗啊！你说这还俗就是还俗家去了，不做和尚了。啊，怕背这个债，将来还不了。 是啊，他这个有善根的人呐，做和尚做惯了，回到家里乡的还是不行。这在家里乡啊，也不能用功办道，怎么了生死啊？还是出家好。啊，又出家来了。那这是我们亲身经历的，这个人的名字我还记不得了，也不过那个时候也不过四十多岁。 就这么反反复复反复，三次。说这个发心不容易啊，哎，一定要把这个路途呢找清楚，啊，你才能不退。 不然的话，自己总是在那个地方，自己跟自己过不去。 <clears throat> 接受教育，这个教育呢，处处都是课堂。你说哪里不是课堂啊？啊啊！今天这我们这个当家师傅就给我们上这上了一堂生动的课啊，啊啊！ 难道说我们没有感觉吗？嗯，苦啊啊！这个人，这个生死事大，生也不晓得从哪儿来的，这个去呢，啊，也不晓得啥地方去。啊，我我是这个样子，我老师是这么说，我是这个样子。 我不晓得你们怎么样啊？你们和大药都是，哎，来的地方也也找到了，去的地方嘛也摸清楚了，是不是这个意思呢？如其不然，你这个生死事大，哎，你要认真地考虑考虑，这个生怎么办？还是听其自然。这个生死嘛，自然规律呀，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哪个不死啊？ 对一般人可以这样讲，对于我们消佛的人就是不能这么讲了。嗯，呃，你看那个永嘉大师去见六祖。 嗯嗯，我漏祖大师就问他了，说：“赴沙门者要聚三千围以八万细恨。”哎，他说：“你这过忍者从什么地方来啊？生大奴嘛，来了也不磕头，也不问信，这这这是什么样的？”啊，你看那永嘉大师怎么说？他说：“我生死事大，无常迅速。” 我顾不了那么多了，哪来那么多啰嗦事情啊？过去的人念生思苦，这是一个榜样，就是这样榜样。过去的人，你比如我们禅堂打七啊，都能够自己照顾自己。 可能你们到灵岩山住过灵岩山的都晓得了，应光大师，他那个房间里下呢，什么都都没有， <clears throat> 他就写了一个字挂在自己房间里下，什么字呢？啊，死，就写了这么个字。如果你这个人遇到任何事情，都想到死。 这这个事儿就好办呐，哎，我都要死了，还有什么放过不去呢？还有什么放不下？还有什么要争的？还想什么？啊，想这个想那，还想什么了？都要死了。啊，所以古的这些这些个大善知识啊。 都想出种种方法出来，克制自己，鼓励自己，不能够放逸，那他才有成就。难道说不值得我们效法吗？嗯？ 最高学府今天呢上这么一堂生动的课啊，要引起大家的这个重视啊！ <clears throat> 黄泉路上无老少啊！哎，你晓得你自己哪天死啊？你有没有把握？死了以后到什么地方去？ <clears throat> 这有人就问呐，还有人问呐。 他说：“别个地方，差不多任何地方，说是人这个死了，都要送往生，啊，送往生。这个送往生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这叫个往生。嗯 <clears throat> 高明寺，人死了。” 也送往生呢，我们这个茶皮，什么那个驼皮的查皮啊，啊，嗯，举行这么个仪式，也叫送往生啊。这搞么寺呢，送往生他不念往生咒，说这个就问题就大了，你不念往生咒，这个怎么能够生西方啊？嗯，呃，人圆寂了，他念佛呢也不念阿弥陀佛，而念本是释迦牟尼佛。 恐怕这一点也跟诸方不一样，但这是广门寺的老祖的规矩。嗯他不是残残的人呢？不生西方。 所以有人也就提出来了，说是参禅的人不生西方，这是不对。啊，这有人就讲了，说是禅宗的祖师，大多数参了一辈子禅以后，都回向西方的。 就是我这个参禅呢，就是为了参，就是生西方参禅的。就是你念佛固然是生西方的，他说我参禅也能生西方啊。”嗯，还说那个参这传统的祖师，呃呃，绝大多数到后来都是回向西方求生净土的。事实。 是不是这个样子呢？我可不是为禅宗争议，那我们也讲事实啊，啊，甚至也要讲道理。我们不讲现在道理我们暂且不讲，这道理太多了，有些话讲不清楚，而讲一点事实，说是禅宗的祖师都生西方的。 过去的祖师呢，啊，我们只能够在书本上看看，啊，我也哪个是过去几百年前你你你你怎么晓得呢？现代的祖师都大家都看得到的，徐云老和尚是不是我们传统的祖师啊？啊，太虚大师。 那我们是在福建建立下，那也是一个啊，知名度甚高的，一位高僧，他是研究韦氏的。虚云老和尚是我们这禅宗的一代祖师啊！你们这虚云老和尚去世的时候，生什么地方的？生西方的？啊？ 太虚大师生什么地方的？现代的人。这两位大德都是求生斗帅的。至于这两位大德，你们说说说，你们人家都是生西方的，你们这二两位大德为什么不生西方啊？啊，生西方多好呢！ 如果你想求开悟，但得见弥陀，何愁不开悟？如果你想了生死，只要你生到西方，哪怕是下品下生，啊，啊，只要升到西方去，啊，你这个生死就了了。难道说这些个道理还是虚虚老不知道，还是那个太虚大师他不知道？ 每一家的门庭不一样。啊，我们在禅堂呢，是不是？哎，你们参禅呐，好好参呐，啊，啊。 到了临死的时候，你们都要回向西方啊，这不能这么讲吧？这么讲，我是不敢讲的。嗯，他们说人家生、人家念佛的人，说临命终时他有个去处，去处呢就是归宿。那么你这个参禅的人，开悟。 不开悟，你总这个一辈子嘛，总有一个戒局，不是叫戒局什么什么戒局呢？就是要死了，死了到什么地方去啊？他必须要有个去处，还是天，还是天堂，还是地佑，他总有个地方去啊。如果你开了悟了。 我了了生死了啊！我这是破了什么河了啊？那你就是还是出了三界了，还到什么地方？这有个去个地方，那一定会有个去个地去的地方。 <coughs> 不然的话，那就糊里糊涂的啊！前路茫茫，无本可据。 我们这个佛的法门当中，八万四千法门啊。如果说在当今之世，就是佛的正法、像法的末法。 啊，开始这个时候，嗯、从佛的教典上来说，哦，这个念佛法门是易行道。除了在禅堂以外，有些触发心的，你跟他参讲参念佛是谁，讲禅宗的道理，一个他是出发心。 也不是那个上根立智的，你就在跟人家讲念佛是谁，叫他参念佛是谁，这个是不好弄，嗯，啊，话不投机，怎么办呢？哎，你老是念佛吧，啊，佛法讲方便的，不是说我是个禅宗的这个一个一个人，我必须要开口就是念佛是谁。 啊，佛法失去了方便，这佛法就行不通。方便有多种，贵愿无二路。念佛也好，参禅也好，持咒也好，啊，念诵经也好，都是方便。啊，大家知道啊。 三藏十二部，十方诸佛，成说、差说、释然说、五间说，都是方便。你以为这是什么东西呢 什么叫做方便呢？在我们宗脉下讲呢，那叫做标月指。 <coughs> 那个标月指不是方便，或者不是方便吗？啊，福地三藏十二部，三藏十二部都是标月指。 标月值就是方便呐，啊，没有这个方便是不能够达到真实的。既然是没有方便不能够达到真实，方便就是真实，就这么个道理。那么你说这个是三藏十二部释迦牟尼佛说了四十九年法都是方便，都是标月值。那么什么叫做真实的呢？ 真实的法门，诸法即灭相不可以演宣，啊，以方便的故为无比之说，你看看，啊，从鹿野远一直到一直从这个华，从这个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成等正觉三七日眼大华嗯。 入路也远方等，无上方等不入，一直到法华，都是方便啊！这个佛自己说的，佛在法华经中自己说的，诸法寂灭相不可以演宣，不是语言道。 非思量分别知所能解。你看这舍利弗在啊，那是佛的弟子当中是智慧第一。啊，普天下都是舍利弗，你想想想想这个，啊，把这个佛法，你要想想不到的，真正的佛法是想不到的。尽似共度量，不能测佛智。 那个在宗国下的语言呢，叫做庙高顶上从来不去商量。第二风头诸祖料用绘画。庙高顶上从来不许商量。那个地方呢，就是非语言道理，啊。 这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第一三参那个德云比丘，在那庙高顶上找不到啊！哎，到了第二峰头才见到那个德云比丘的。啊，第二峰头诸祖料容绘画稍稍允许，啊，讲这么一言半句的，方便标月纸 这个都是佛经祖语，千真万确的告诉我们：啊，你不要把什么都当真的。什么叫做真的？啊，真的东西有呢。嗯，释迦牟尼佛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，那可没说话呀。啊，佛的法，是没用说话传下来的，不是没说话传下来的吗？ 要想发道心， <clears throat> 啊，这个佛法当中这些根本道理，对初发心的人呢，应该知道啊，应该知道，应该学习啊，应知、应学，啊，也会得用啊，不苦啊，空啊，无常啊，无我啦。 释迦牟尼佛处处垂范呐，啊，他没成佛的时间，在净饭王宫做西达太子，游四门，管生老病死，啊，不跟这跟我们说的清清楚楚的吗？啊，怎么样出家的？怎么样修道的？啊，怎么样的成佛的？ 这个一路的道理，而不是说，哎，我这个小佛嘞，皈依三宝嘞，啊，总要找个地方拜个师傅，说是搞么寺那打禅七哦，我们去参加，莫名其妙，啊，啊，不是说我这个候莫名其妙，不是说这个都莫名其妙，有好多人是莫名其妙的，啊，都是叫做随喜功德 随喜功德，嗯，随喜功德在这个里向呢，它就是有一个向道之心，这个心呢也是非常可贵的。人能够能够向道，向道就是走向光明。 因为我们现在破地反腐，这个心理像是黑咕隆咚，啊，哎，你不相信？你这个心理像是不是黑咕隆咚的？啊，如果不黑咕隆咚的，你这个心在什么地方？啊，你看看这个心是什么样子？我看是黑咕隆咚的。嗯，向道啊，向道就走向光明啊，啊，啊。 向道，向道，道多呢，也不能够盲修瞎练呐，啊，要找一个正确的道路。禅堂呢，这个禅堂，说不是禅宗，禅宗就是讲心地法门的，啊。 禅宗讲用功啊，讲行持啊，嗯怎么行法的呢？嗯这个禅宗道场吧，参见佛是谁呀？照顾话头啊，啊，嗯，那个在七七当中，既要用功，还要问话，欲走山前路，须望过来人，不能够自己 <coughs> 盲修瞎练。 你是你自己盲修瞎练，有些事情也不问人，出了毛病，哦，这都怪高木寺不好啊！这高木寺这个禅堂不能住啊！这个禅宗这一法不能修啊！啊本来我蛮好的，弄个神经病出来了，哎，他就怪了，法没有病啊，哎，你用的不得法。 嗯，啊，就像那，那就是耍武器一样，耍刀子一样，你不会耍，不会耍，把自己割破了，就犯这个毛病。说今年呢，搞么事这个打击，我们总结这个几几年以来。 嗯，搞门寺作为专门禅宗道场，大家都关心啊。这个来的人员不会比往年少，啊，来的人员的素质呢，看起来都比往年高。嗯，我们这个禅堂里边，啊，有来自四面八方，啊，都是一些老参上座、会用功的、有功夫的、有见地的。 啊，这个是知道我们凡是到广木寺来参加禅七活动的，这是非常幸福的法门呐！哎，人家说佛法难闻，人生难得，中国难生，还有一个难得呢，就是善知识难遇啊。 嗯，善知识难遇啊！啊，善知识是是莫大因缘，啊，凡是初发心的人都不能离开善知识。不要说初发心的人，善财童子就证了等教菩萨了，五十三参，那都是善知识啊，啊。 这不是都是善知识吗？五十三参不是参善知识吗？那个善知识，呃，在我们凡夫的眼睛看起来也是形形色色，但呢，都是善知识。那个善知识不一定都是出家人的，啊，那个五十三参恐怕有很多都是在家人，嗯，佛法呀。 不问出家在家人的，都能成佛的。啊，那维摩居士不是古佛带来的吗？啊，那个庞居士，呃，也不是泛泛的人的。啊，都能成佛的，人人都有佛性，都能成佛。 勤尽善之事，啊，身心放下。 <clears throat> 我们在禅堂不是写了两句话：“一直镜相，总持无量法门；万缘放下，身残念佛是谁。”如果你要是什么事都放不下，你这个禅堂，你跟念佛是不能参的。 那就通过了万元放下，啊，看看我们自己每个人自己检检点点，自己是不是能够放下？啊，放不下，我们再跑一下，发家发进了